锵锵三人行，这个刚才广美发现文道还是有品位的人，是吗？这是，就是把你把你裤裆里的东西掏出来， <laughs> 裤兜里的， <laughs> 这样吗？就这年头还有人用手帕，对，而且用的还是这个。 叫什么青花瓷？是青花瓷吗？图案的图案，这个故意做旧的青花瓷的颜色。你用你会用来擤鼻涕吗？我当然不会，但是用来擦眼镜、擦脸啊、 <laughs> 擦汗。擤完鼻涕再擦眼镜。我们小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用手绢是啊，就哈一下放在兜里，然后再再折一道，就永远是。 <laughs> 不会不会？我鼻涕不多，因为我不在北京住。 <laughs> 你 <laughs> 你说这个有意思哎，这这这两天我看北京一个官员啊，哎，我觉得人真能研究啊。说这个北京这个雾霾啊怎么造成的？嗯嗯，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这个北京市民呐，烹饪的时候在家里做菜，这个油烟呢，嗯啊，这加重，所以。 你看，就雾霾完全是北京市民自己造成的。嗯，当然，北京市民也身当这个吸尘机哈，自己消化了很多。 <laughs> 就是你自己造成的吗？这是什么官员说的话？油烟油烟大，油用太多了。哎，就是无油烹饪很重要。你看，只要没有， <laughs> 只要无油的话，就不会有雾霾，是这个意思吧？哎对对对，包括你看，最近国庆节不是说堵嘛，这个交通部门也说了。 堵车很重要的原因，知道什么造成的吗？什么？发微博，就你们这些开车的人呐，在开车的时候看微博、玩这个手机，造成交通事故，造成了高速公路大堵车。你瞧，人民呐，应该自我教育一下，是吧？什么事都是怨人民，全是我们自个儿的错。对， <laughs> 腾讯网，怎 <laughs> 么腾讯网怎么又出事了？ 啊，微博是腾讯网的吧？还有新浪啊！啊，新浪啊，多了多了多了。哎，这不是你说这个啊，这个什么腾讯网什么的，我想起个事儿来，我的那个网啊，嗯，是叫什么？中国电信的那个网，一个宽频，就是你家里的那个那个宽频。我跟你说，昨天出件事儿，嗯，我哎，我接到一个电话，那就是说你那个宽频呐。 哎呦，那个就是就是说那个怎么今天下午五点，今天下午五点就会关闭。嗯，那么然后呢，你呢就是如果不就有什么问题，你咨询按这个零啊，按几啊，呃呃、啊转人工服务，然后我就我就转人工服务，然后那边一个人就跟我讲，呃说呃你是叫这个名字吗？我说我是叫这个名字啊，然后呃他说我们现在发现呢你的这个名字啊。 一个电话号码零二五什么什么什么在南京的，他说这个名字你有没有在南京注册一个一个宽频一个一个南京鼓楼区什么什么多少路多少号你有没有注册一个？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说我跟南京有什么关系啊？他说呃，我们发现现在你的这个注册了一个在这儿注册了一个宽频，但是现在在这个宽频上呢架设赌博网站，所以呢你有问就是说。 呃，这到底是不是你登记的？我说绝对不是我登记的。他说那不是你登记的啊，就就需要赶快注销，你就要去报案。然后他说我现在给你转，说你不要放下电话，我给你转南京的这个鼓楼区的警政专线，哗就转转过去。然后那边南京那边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警察啊，就说说说什么什么。我说啊，就是如是如是这般。然后他就说，哎呀，那这个样子啊，这个你能不能这个到南京来报案？ 因为就是说你要报案，有个报案通证证明通知书，这个中国电信这个才能给我把这个东西给注销注销。然后他说能不能，我说我怎么可能去南京呢？他说那这样的啊，那就要做一个这个电话笔录，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突然有点警惕性，你知道吗？我说我说我做电话笔录，我说那个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呃公安局啊？哎，他说哎。 呃，你这位公民啊， <laughs> 你这位公民，你有这个警惕性非常好，你这警惕非常好。他说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不要挂电话，这是我们公安部的规定。你啊，拿你身边的手机拨零二五幺幺四，就是南京的咨询电话。嗯，这电话，然后就是说你在这个电话里说说我这个电话号码，你问他是不是南京鼓楼区的这个公安分局的这个电话？嗯，他说如果是，就是说这个这个就呃，那你就现在给我给我做这个。 哎，我这个说给他说的有点有点晕，你知道吗？嗯，我说行，我说等会儿等会儿，我说我这我说我我我我问我问一下，他说你这个不要问了，这个事情很紧急，你现在就就就打这个电话，你现在就打这个电话核实我的身份，然后我就要给你做这个电话笔录。他说，我说我回头让我的那个这个这个助理啊，这办这件事儿吧。我说我急着工作，呃，他说不行，他说这个我们公安部规定啊，你必须得是这样核实，必须你得核实我的这个身份，我才能跟你弄。哎，最后我就把电话挂了。 后来我一问人呐，人家说是骗子吧，但是我到今天我也闹不清。可是我，可是想骗你什么呢？他想骗你什么呢？你我估计啊，你要给他做这个电话笔录。嗯。那你的姓名，呃，你的身份证号码啊，住他就说你的你的个人资料是不是外泄？然后什么你就不得给他讲吗？对啊。哎，广美，要不说。 你知道？你还跟他讲那么半天，才讲到警觉啊？没错啊，这种电话一来你就说，我多善良啊！但我唯一引起怀疑的是什么呢？开头是北京这边的这个所谓中国电信这个这个打电话，他确实是那个声音，你知道吗？哎，您您的什么什么怎么怎么，跟你们国军播音员似的，就是 <laughs> 啊，请转人工服务，看他们那边还挺热情。然后啪，这人工服务给我转了南京什么鼓楼区所谓什么警政专线。我唯一一点引起怀疑的，你知道吗？口音不对。没错，不是俩人，口音。 我怎么听着这俩一个北京的，一个南京的，但是怎么都是台湾口音呢？ <laughs> 福建的吧？福建的口音。后来我一想，没准福建口音。你说说。你要这样子才警觉。不是太容易被骗，你不是很警觉吗？平常做人这种事儿，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是大凡所有电话打过来，告诉你他是谁，你第一个都应该怀疑，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也有可能是真的。 你知道吗？就就就就就就所以到到到最后还是这个，就说这个，而而而且我还有一个呃怀疑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好像警察没见过这么热情的， <laughs> 你知道，没见过这么替你着急的。主动积极，你这个事很很重要的，我们我们不担心呢。你的个人资料外泄之后会被其他人利用啊，所以你得赶快，甚至还说你赶快核实我的身份。你有这个警惕性很好，这不是我一般见到的警察，你知道吗？ <laughs> 这就是怀疑。对，哎，没错。 结果你没核实，他挂了嘛？哎，我当然，我现在我也不能说人家这个肯定是假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就是跟大家咱回去，咱们待会儿就下去就打电话问问看好不好？九成是假的，因为你不是因为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现在中国就没人信了，你有什么是真的？那也有碰见是真的，这个那那天你让一个新闻嘛，有家里的这个孩子，出事儿死在外头了，我忘了出什么事儿了，死了嘛。 死了，旁边的这个他的他的什么同伴还是有人见到的人呐，就给他家里打电话，打了五十六次，都被挂断，家里人不不认为你是骗子，可实际上是真的，你知道吗？五十六次他打连打五个月，他们家就死了，那边咵咵咵就把电话挂了，说你这骗子，你说你们这台湾口音呢， <laughs> 福建口音呢？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为什么话里话外指向台湾呢？嗯，就我也是有用意的，对吧？就说咱们对台湾人啊，像说实在，像我们对台湾人印象那好的，甚至觉得台湾人就比大陆人好。真的吗？真的，我一直就是这样啊，我就喜很爱台湾的，我比你们还爱台湾，你知道吗？ <laughs> 真的不知道？当然了，这是就是这这是文道知道的。对对对，这我知道，我很能够替他作证。他真爱台湾。哎，我觉得台湾人呃，对哥个都那么好啊。嗯。但是呢。 我们从新闻里也发现呢，嗯，也不是没有这个 <laughs> 造假的，是不是？也不是没有，而且甚至还有牵涉到有名人的，是吧？有这个就是个这个谁呀？你们娱乐圈的，嗯，最近那个你听说了吗？听说了啊，那你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啊，这有什么内幕啊？没没有内幕，全都全全部都是那个公诸于世的事情了。对对对，对，小 S 嘛，她的老公嘛，最近。 被问话嘛，是不是？说他就是涉嫌这个呃股票的这个叫什么？内线交易。内线交易。操纵股价。就是大概比如说他持有一个公一个什么呃公司的股份，那公司股份就呃比如说大跌哈，但是可能哎，人家要是说人家台湾的这个监督啊，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大陆借鉴啊。那就是发现哎，在这个股票大跌之前，他的这个老公吧就卖出这个股票获利嘛。 哎，这样就好像怀疑有问题，是不是？嗯啊。但是，我我我先用一个就是小老百姓很基本的思维，就是说你现在手上有一个股票，嗯，有这个东西这个品牌的股票，你已经知道它要马上价钱往下跌，你正常的你会做什么动作？那问是，我会卖，但是问题我怎么知道它要下跌呢？因为这家公司是你有股份在里面啊。 你也在运作这家公司啊？那公司运营出状况了，啊？那你你知道它肯定肯定股价要跌的，那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合法吗？根据他们的那个规定是不合法的，但是以正常就是说整个股市不都这么在运作的吗？啊？我真没玩股票。 这事的确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不玩股票？因为我真的觉得整个股票市场就是金鱼吃大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在吃那些微生物。我们这些小股民其实就是那些微生物呀。对，你说的对，这其实是一个人之常情，但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不合法，都是内幕，都是不合法的，都是不合法的。这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它要建立在因为股票这个东西。 嗯，它是一个投入到公共市场，一个上市的公司，它就叫公共公司嘛，英文叫是 public company。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不是你任何一家人的，就算你是大股东。那么这个时候呢，关于它的各种的买卖的资讯应该是公开的，每一个人的买卖应该是基于一个公平的资讯来做判断。对，考验的是你的眼光，这资讯都摆在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资讯？你怎么分析那些资讯？那是你个人的本事。 但是这个资讯本身不能够有一些股东或者一些内部人士，他说我保有某些资讯，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或者在外面的人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先提前做一些操纵，那这就不公平了。而且还有第二个问题，就你做一些提前的操纵，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公司将会出问题，明天可能会大跌，我今天先卖，它会引起一些很奇怪的反应，比如说你现在就卖。 结果一下卖了一批一大批股票，那它也会造成它跌。市场恐慌。对啊，它这所以说这事儿不是咱们能够懂得的事儿。那个，你说不是？我现在讲内线交易这件事情，文涛，你知不知道？就是说 <clears throat> 每天其实都有内线交易的事情在发生。一国一千一千件内线交易被揭发出来了，可能就是警调单位摄入去调查，但是一千件可能十件。 立案成立就是呃会把人抓去关，可能连时连时间都不到。为什么？因为举证太困难。我怎么样证明你真正的？是就是说你你你我我不监听你，我不跟踪你，我怎么会知道？就是说你到底真实的做了些什么东西？你真实的去做了所谓的内线交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一般呢都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事先有人去报案，嗯，另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不寻常的交易状况。 比如说，有一些是因为太显眼了。比如说，呃，你一个上市公司，你一个被人，因为忽然发现有一天其中一个股东他卖掉他很多股票，这都是公开的，这你会知道。然后这时候结果发现后来他果然大跌。然后这时候有一些证监部门呢，他会主动调查，看你是不是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什么情况，有什么理由。所以他一定要发生的事儿，你才能够，而且是很明显的事儿。 才会引起注意，要不然就是有人在内部去去投诉、去去控告、去提报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平常就像你讲的太多了，根本很难管。因为你要知道，在中国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习惯，就本来正常来讲，股票市场是干嘛的呢？是为了让这个公司筹集足够的资金去做它的发展，然后大家呢，透过给他资金呢。 能够希望它长远经营成功，我们都获利。嗯，但是大部分情况，今天想上市的人呢，都是希望呢在市场上捞股民。 <laughs> 对，你真正一个好的实业，真正一个很挣钱的实业，如果你现在做一门生意，这门生意这么挣钱，你会上市吗？你上市来干嘛呢？你上市表示要把你的利润跟股民分享。嗯，只有在你的利润非常小，或者是说每，就是说你可能要做一千万。 个这个杯子，你才能每一个你只挣一点点钱，这个时候你才希望你去上市，然后利用这个股民大家征集来的钱来帮助你，本来只做一千一千万个，你可以做一亿个杯子，那你不就可以挣更多钱？其实你就是在利用别，这是这种操作资金嘛，对，资嘛，但是这个其也有道理的，因为有时候你的确需要更大的资本，你在市场上才站得住脚。你比如说，假如谷歌不上市，他可能是斗不过雅虎的。 因为他不够那么大的资本去跟他跟他做，就算你再挣钱，你不是上市公司，你筹集到的资本是不够的。而且第二呢，就是你透过上市，你可以分散风险，因为要不然的话，本来就是几个大股东他做的这个决定风险很高。所以你看，人家就讲，本来你比如说在这像在美国或者在别国，他有这个本来是股票兴国的，是吧？但是在中国有时候搞不好啊，有股票误国的风险。嗯。这是因为他有些企业啊。 他好为了扩大生产，他去集资，他上市股票，他到最后他发现呢，这个东西挣的钱呢，比他生产这杯子，没错，快多了，他就不干这个了，你实业就完蛋了，就是他全去玩这个玩资本就蒙股民去了，是，他这把，所以那个时候咱老说什么，呃，我就后来我才学会这些词儿减持嘛，动不动就都跑路了，都把钱一圈来走了。 对，小股民太多了，这种事太多了。他们卖的这家这家那个公司的股票叫呃基因国际生生技生，就是生生化科技。嗯，其实他真正在卖什么东西？呃，之前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姓徐还是姓许的那个那个那个负责人？许东，嗯， <laughs> 没有没有开玩笑。对对对，他他原本是做那个整形医院的。 哦，他整形医院非常挣钱，他挣了钱之后呢，他买了一个壳上市，之后他才发现说，哦，原来上市。 之后，你把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整形医院的那个财务报表做得很漂亮的时候，股民就会很相信你，觉得说你这是一家运营而且有前景、投资呃值得投资的一家公司，所以他才发现哦，原来上市之后他可以挣的钱远远的比什么弄什么什么什么整形挣的可多了。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又收购了胖达人，就是前一段时间出事情的这个面包面包店。对。你说卖面包你能挣多少钱？ 但是你把一个面包店打造，给它带上一个很漂亮的土豪金的光环之后，你再上市它，那个上市公司挣的钱可比那个卖面包。哦，这叫什么呢？挂挂面包， <laughs> 挂面包头是吧？卖卖卖什么肉？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你说这胖达人是我能懂的事儿， <laughs> 就是说这个什么小 S 为此还在录节目的时候，什么鞠个躬道歉，因为她也帮老公这面包宣传嘛，做形象嘛。哎，就是胖达人说曾经在台湾多么火，开了十八家店，又在上海开店什么的。香港就啊，香港人也也。香港也开了。哎，但是说呀，最早是一个香港人嗯，把他揭破的，因为他标榜的就是一种啊。 纯天然酵母，嗯，就是反正就是说一切都是天然的。然后我这个面包啊，最后还跟你说九天怎么烤出来。然后啊，有一种特有的香味儿，据说这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的才能有的这种香味儿。偏巧香港有这么一人，他业余爱好就特好吃糕点，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就这个说，哎，天然酵母能有这种独特的香味儿，我来试试看。结果他北京实验搞不出来。 于是他提出怀疑，这下最后什么检调单位这一查，发现是有这个人工香精，这这这个这个这个牌子就有点危险了。嗯啊，你是说她老公卖股票，实际上可能是因为这个胖达人的牌子出事了，出事了。其实呢，那个就是小孩子的老公持有胖达人的股份只有一点九趴，一点九趴，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其实。 真的就像你讲的，是这挂挂面包头卖的，是是是其他的肉，就是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只是就是把它制造，就是制造一个很大的光环。胖达人怎么厉害？这个说什么排长龙绵延几公里？所以财务报表做得很漂亮，所以大家都以为就是说他的母公司就是这个基金的生计公司，他挂他如果是挂基因食品公司的话，那没有什么大不了。但生计。 生技公司感觉就有无限，对生物科技，你就有各种各种可能性了。所以然酵母也是像基因呐，生物科技差不多是。对，所以你知道他那个时候那个股价听说最高还翻到两百一十，从几几十块钱台币翻到两百多台币。嗯，那你说胖达人被人家踢爆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忙着拿面包去退款。 店一家接着一家关，这财务报表你再怎么掩饰都掩饰不了了。所以你这母公司肯定这个股票是是肯定我应该不是只有小 S 她老公在抛售股票，我相信所有的股民应该都在抛售股票了。哦，就都能预见到这个要跌了。如果你知道你，如果你已经知道基因生计是胖达人的母公司的话。 如果你真你你不是一个普通什么都不知道股民，你是真的有在研究人家财务报表的话，你就会有做这个抛售的动作。嗯，哎，我有。但现在问题就是看那个时机跟资讯获得，就看他什么时候卖，他是基于什么来卖，他是不是比别人更早知道了一些别人还不知道的东西？而那是为什么理由他会更早知道？现在说他们调查，所以现在要注意，他不是被抓，嗯，他是被带去问话，就是要问刚才。 这些问题，也也可能没事儿。对，也可能没事儿。你像这个姐妹情深呐，这大 S 为了帮小 S，这个这个，我看都是转移注意力，都不惜跟外界说，我可能怀孕了。哎，这也是有有有有有喜了哈。那我觉得这真是冲洗一下，来来冲洗一下。可是呢，你刚刚回想起来，你刚刚讲这个台湾的这种食品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揭穿了嘛？还有一件事也是被一个香港人揭穿的，这个香港一个做食品调查的记者。 就讲台湾不是很有名新竹米粉，你听过这事儿？就发现市对市面上卖的台湾这个新竹米粉里面，忘了一个很高的百分比是呃这个米含量很少，有的米粉甚至是根本没有米的，嗯，它是用其实是冬粉嘛，嗯，冬粉其实是淀玉米粉。 那么做出来的粉，但是他们都说自己叫米粉。那后来这个事儿被搞大了，然后大家都在骂，怎么样？结果这个台湾的新竹米粉业界的协会，他们还出来发言回应，一方面道歉，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坚决，呃，不能改名。人家就说，那你反正不是米做的，以后不要叫米粉，你改个名字也行嘛，对不对？他说那不能改名，呃，为什么呢？他说意味着是我们老祖宗。 那么多年的传承，我们要坚持。说的好像传承一门手艺，很很有良知。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到，我们这个米粉没有米，这都是市场的需要。你们都喜欢那种 QQ 的口感，都是米的话，怎么做得出来呢？所以我们什么都没错。 <laughs> 我觉得这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对台湾的印象一直都是这样。就台湾常常我批评台湾，我是半个台湾，人，但我也老爱批评台湾，就等于我批评香港、批评大陆一样。 台湾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说， <laughs> 台湾人总是说的比写的好，写的比做的好，就是说出来什么都对。 你要看什么祖宗的传承，你现在干这种事儿，真也敢讲祖宗他就不如我们大陆人直率。你看那个卖羊肉串的，实际上不是马肉吗？那记者说：“你怎么用马肉啊？”他说：“这么多羊肉串都用羊肉，哪那么多羊啊？”哈 <laughs> 我多直率的聊，不会像台湾这样。金英国际的那个那个老板的妈妈也跳出来。西安楼观文明我们用的那个香精跟用的那个酵母，它也是合法的东西呀，它它不是天然的，但是它也是。